心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用很快的速度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来朗读一遍。第五章呢，非常的长，哈，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吧。好。 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哈，如果你有圣经呢， <clears throat> 和我一起打开圣经，还有一分钟给大家预备哈。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异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捏捏造，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好，我们今天就呃，现在就看到这里哈。啊，《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被称为那个天国的宣法。我在前两次的查经当中反复的强调说，我们既然是今天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身份已经被天赋上帝所肯定，我们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已经被天赋上帝所肯定，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就要执行天国的这个法则。那么在马福音的第五章呢，被人誉为是天国的宣法，宣法啊，每一个国家的宣法是最重要的哈，所有的这个。 国家的政策法律呢，都是从这个宣法面出来，那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根基，是呢不能够轻易的被改变了。那么今今天我们就来看天国的宣法是怎么样的。当第四章最后讲到说，耶稣看到很多的人病了，就医治他们。 他医治后的很大的一个工作就开始了，他的宣道。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是凡是有病的，或者听到耶稣的声音、名字来，或者他的事迹来跟从他的人，那这些人呢，都来到了这个耶稣的面前，都来到了耶稣的面前。那耶稣。 看到这些人之后，就坐下，开始呢宣讲他的宣讲他天国的法则。这些人当中有他的门徒，也有呢各种各样的。 被他所医治的人，当时的时候，他们对这个耶稣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看到是耶稣是治病的，有的人看到耶稣是一个有全能的。那门徒当然知道说，他们所跟随的这个耶稣是他们所盼望的，可以学把他们带到天国里面的这样一个救主。 所以呢，耶稣到看到这些人来了之后，就开口教训他们。弟兄姐妹，耶稣教训了这些人是服了大家的，因为怎么样跟到他面前，并且呢，很可恶的坐在耶稣的面前，要听他的讲道。耶稣首先就宣告的。 宣天国的宣法当中很有意思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引起我们的思考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我在很简单的比方说，你今天加入加入了一个国家的国籍，那你要说哦，你要遵守这些律法。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 为什么虚心的人首先是训法当中的第一条呢？因为虚心的人就知道说，承认自己是得罪神、不认识神、没有神的人。人最大的罪我已经讲了，是骄傲，不需要神，不荣耀神，跟神没关系，拒绝神的恩典，在享受着神所赐给他的大自然，在享受着神所赐给他的。 这么大的恩典当中，却呢把荣耀归给自己，觉得自己的努力，这样的人是与天国无分的。而这样的人的第一步，就是要看见说我在上帝的面前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我的生命跟上帝没有关系，我的生命的价值没有在上帝的永恒的价值当中体现出来。 是何等的贫穷！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才能够呢转向神来追求神。这样的人必定要在天国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的第一点就是：你认识神吗？你在上帝的面前一无所有。好，第二条，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很有福气，因为他整天都很 happy，整天都很开心。”可是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是指什么？就是呢，是指是跟神用神的心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为这个世界的罪。 而哀痛，你对这个自自己失败犯罪而哀痛，为这个教会的分裂而哀痛，为这个圣徒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够彼此相爱而哀痛，这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福的，因为呢，他们必得到神亲自的安慰。不不会哀痛的人呐，他不知道什么叫安慰，有的人只会悲哀。 只会悲哀，只会绝望，只会痛苦，却不会哀痛。弟兄姐妹，这里的哀痛是以神的心来哀痛，这样的人必定要得着神自己的安慰。还有什么得得着神自己，并且经历到神各样安慰的人有福呢？ 因为我们的神不改变，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我们来自人的安慰的有限，因为人不能够深切的体会到我们灵魂深处最大的痛苦。我们就算体会到又怎么样？我们有这个能力安慰人吗？我们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口才，却没有。 足够的能力和生命，让对方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安慰。可是我们的神呢？我们在他的面前来哭诉，我们在他面前来哀求。神一定要安慰我们，一定要安慰我们，这是。 天国宣法的第二步，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知道是一个自己是一个罪人之后，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安慰。第三个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样叫做温柔呢？啊，我们说一个女孩子很温柔，即使温柔，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解释过，我很认同这样的说法，是不不被人伤害，也不不伤害别人。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伤害别人，可能还比较容易做到；可是不被别人伤害就很难。于是常常人家的一个眼色、一句话，就伤到我们。啊，一个容易被伤害的生命是不成熟的，是没有办法扩展他的地图的。这里的地图是神永远的产业。 一个性格非常有曲线的人，很难为神做工，很难神祝福他，让他的地界得人的灵魂，这个这个天国的国度不断的这个不断的扩展，很难的。可是，一个温柔的人，一个能够包容别人罪，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是错了，愿意悔改的人，这样的人要要。 得着神永远产业，这样的神，好，这样的人，神要叫得人与得鱼，那个要会不断的增长。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成一个温柔的人？我们怎么样成为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温柔的人？就是背起我们十字架来，凡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才是真正温柔的人。 他的温柔当中有神的怜悯，可怜你这个罪人，你活的那可怜，我就可怜你。而这可怜不是鄙视，而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弟兄姐妹，温柔的人呢，啊，有的时候因为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表面上看他们是很吃亏的，实际上，神要将这个永远的产业赐给他们。 我们常常说，我们得人的灵魂，将来在神的面前得赏赐。一个温柔性情的人，也是一个最刚强的人；也一个最刚强的人是觉得人可以依靠、可以信任的、可以信赖。一个温柔的人，也是给人怜悯的人，所以他他的那个产业特别的多，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受人尊重，被人喜爱。 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而是在这个世世界上所没有的，而而是从神那里来将会存到永远的产业。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让我们的性格，让我们的人格，不断的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的心意，也在不断的祷告当中得着神的力量。耶稣第三个。 天国的宣法，使饥渴慕义的人也服了。饥渴慕义，呃，羡慕呢自己的行为、为人能够合乎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弟兄姐妹哈，都是以这样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就是呢，这样的人呢，上帝说，啊，一定会得到保佑。他们的这些人的心呐，渴慕呢，讨神的喜悦。 这样的人，神一定要满足他们。很多时候说，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听呢？好，为什么我的要求都没有达到？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公义的要求，因为只有主耶稣是真正完全的活出了这个神的要求的人。那么，饥渴慕义的。 就是追求主自己做我们的义，因为我们的行为不能成为我们的救恩，我们只有渴慕那个主作为我们的义。也就是说，我把它再讲的清楚一点，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的一个标准是什么？人看见我们就看见耶稣，弟兄姐。 自义的人呢，是主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饥渴慕义，也就是饥渴、羡慕、渴望那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长，渴望主自己的义成为我们的义。第五条，嗯，第五条，耶稣说。 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个词是什么呢？连续。这个连续是什么意思呢？是同情和体谅别人，乐意给别人所不该得的。很多的人很很富有同情心，不一定是圣经上的连续。连续是给人家不配给的，也不应该给的。比如说呃你。 隔壁一个人生病，你去帮助他、同情他，那是他不配得的，也不应该得的，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好，那叫做连续。这样的人，我们也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的连续。我们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可是神愿意给我们，愿意给我们，这些是我们配得的。可是神说，因着。 你接受耶稣，接受主耶稣的缘故，我就把这些恩典，我愿意听你的祷告，我愿意呢，就是伴你走过艰难的日子。好，这些都是神要愿意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更多，我们要给别人，神就越要给我们。我们要有一颗感恩心，因为神给我们，好，我们是不配的。 那么我们给别人呢，我们也要有一个不计回报的这样的心态。有一次，一个同学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我心主也十多年了，可是那个同学的一句话，真的知道我的心里，给我就是给他一下子这个生命给他扭转过来。我我怎么说呢？我说的，哎，我说的，嗯，你这个人怎这么没良心呢？我是跟他开玩笑了，可能哈。 我说的，呃呃，我我我，呃呃，什什么也给你，什么也给你，对你这么好，你还还对我这么凶？他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爱人是有条件的。虽然呢，他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一下给我极大的教训，一下子我的生命都扭转了。从此以后，我明白那个连续，那个从神那里来的爱，是。 不指望别人感谢你，也不指望别人回报你。当你指望别人感谢你，当你指望别人回报你的时候，这是一个 business，这是一个生意。我们听到有人说，常有人说这个人真没有良心。我那个时候对他那么好，可是他这样对我，弟兄姐妹，那是一个 business，那是一个交易。你对他好，他也必须对你好。那不是真正从神来的连续，真正从神来的连续。 因为我们不配得到神的连续，我们连续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指望回报。甚至当他来侮辱我们的时候，甚至他恩将仇报的时候，我们不心生感谢。我就是因为同学的这一句话，把我的整个的生命扭转过来。我们可以去不连续人，我们没有这个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连续人，神会。 神如果要祝福这个人的话呢，神会兴起其他的环境、其他人。可是当我们要去爱这个人的时候，你要永远掌握一个原则：从神那里的爱去爱他，不要指望他对你说感谢，也不要指望他对你有回报的心。至于他要回报你，那是他的事。可是你自己要一定要立定一个心，说：我所做的。 是因为神仙坐在我身上，这样的人也就是下面主对我们讲的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啊，清心的人是指什么呢？求神以外，没有任何的羡慕，单单的寻找神，单单的渴慕神，就只要神，别人在我的身上看见神，别人哦。 我看这个人好像和世界上的人不同耶，哦，I see，he is crazy，哎，这个人怎么好像都跟人世界上的人不同？我知道了，哦，原来他是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天被人这样肯定的时候，我们就活出基督。这样的清新的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必要看见神。 必要得着神自己，必要得着神更大的祝福。接下来，耶稣又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每次当我来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不敢读。我最好这个经文没有在圣经里面，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在神面前要求神加我力量。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没有不对付，我们不能够使人和睦。好，使人和睦，就是呢，在人群当中，不但能消除彼此对立的对立这样的情绪，而且进一步呢，使他们和好，使他们和谐相爱。这样的人，好，必称为是神的儿子。实在是在这个诡诈、残暴。 阴暗、互相残杀、冷漠，这样的社会上，人要谈到相爱和睦是很难的。甚至血缘的亲情当中，真正的和睦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神，所以使人和睦，就是做神自己做的事。 神是愿意我们每个人和睦的，就是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弟兄姐妹哈，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福音的结果就是呢，上帝与人，人与人都得到和睦，都得到和睦。好，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就。 传福音给他们，上帝已经愿意与你和好。我们已经信靠的人，求神加亮，是我们的老我，单单的在神的爱中被越来越深贵。他哎，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刚强，我必衰微。神的生命，上帝的生命越来越刚强。最后两条是非常的有意思。 子丹对信徒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弟兄姐妹，为义呢，是指着神的旨意，也就是说神看对的事，并不是世界上的人说的。咱是哥们，义气很重的那个义，是指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看为义对的那些事情。为了这些事情，不顾在黑暗的权势下的反对。” 和恐吓坚持真理、真道，这样的人是一定会受到逼迫的。可是，天国是他们，天国是他们。也许在这地界、地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上的国度上，他们被人践踏，被人欺歧视，被人欺负，被人小看，甚至连人的尊严都被被这个糟蹋了。可是。 天上的国度是属于他们的。这些人要在神的面前受赏赐，因为他们是为神的缘故来坚守真理和正道，并不是单单是说那个呃寻道的人，其实，在很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受很大逼迫。比如说，你你到一个一群不信的人中间，人家吃饭是不感恩不祷告的，可是。 你感恩了，你祷告了，也就有可能你被逼迫。嘲笑就是逼迫，讽刺就是逼迫，学人的样子就是逼迫，是你的心受伤害就是一种逼迫。可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以及自足，我们的天国是属于我们的。天国尽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的到来就是天国的开始。 为什么主耶稣说我进了呢？因为还有一个结果是，将来神要在呃上耶稣要在这个地上完全真正面对的时候，所以这个神学上有两层的意思。这样的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最后一点，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捏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到最后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的福，为什么跟世界上人说的都不一样？这样的这样的被人逼迫，被人辱骂。 好，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啊，这这这怎么有福呢？啊，这个是最糟糕的事情呢。可是，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就有福了。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上帝眼中的福，跟我们世界上的人讲的福总是不一样？总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 你如果因信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被人逼迫，你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照亮了这个黑暗，让黑暗感到很不舒服，让没有没有生活在真理当中的人，他这个横行霸道。 他这个为所欲为，他这个没有公义，他本来可以享受的，哦，本来可以为享受他的这个这这种最终的这个这个这个权柄的这种黑暗当中的这个有钱这个没有公义的权柄是他可以享受的。可是你这个光来了，那个正义来了，他不能享受了，你当然是要受逼迫。第一个逼迫。 我们看见为异兽逼迫的，就是呢，不肯分别于世界上的人的邪恶。那这里的逼迫呢，是不肯否认这个主的信仰所逼迫。这两个逼迫的那个范围哈是不一样的。卢克，你能听到吗？你给我一个回应哈，卢克，谢谢你。你在那个 QQ 上或者 MS 上给我一个回应，我是隐身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是为。 生活上的你未能见你的逼迫，下面一个逼迫是你未能你的信仰，很可能逼迫你的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觉得你这人什么都好，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耶稣怎么说？你们就有福了。弟兄姐妹，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的处境，当我们要来信靠他的时候，好，我们面临的很可能是被人辱骂。 被人逼迫，被人捏造各样的坏话，被人毁，被人诽谤。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当我们来思想，当我们来这个耶稣对这个门徒所传讲的第一篇天国宣法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违例，因为，因为我的信仰要遭受的各种各样的十字架。 他没有违避，他没有骗我们。不要说啊，你信靠我，我我我，这呃呃怎怎么个好呃怎怎么个这个呃这个这个嗯嗯发财啦呃你你你你你有钱有势啦呃你婚呃那个你你嫁一个好老公啊，他把所有的这个福气是在天国的里面让我们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今天你认识了神，认识了上帝，那一位按自把你按自己的形象所创造起来，又卷选起来，你痛苦当中能够向他祷告，在你的困难当中能够向他祷告，这样的一位上帝，是是你真正所信所跟随的。我们的主已经把。 你一这个信仰历程当中，所要遭受到的和各样的福分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好，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呢？为什么这样大的、这样大的难处还要欢喜快乐呢？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好，你说你们的。” 先，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先知是神，上帝在旧约的时间时候特别拣选那些人。可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为了主的缘故，好被人辱骂、被人逼迫、被人捏造各样的坏话、被人捆绑，我们的地位将和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的高级。 好，我们现在呃还有，好，我们继续还有半个小时哈，我们就呃查考一个一个小时。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小时当中呢，弟兄姐妹对今天所查考的经文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有任何的分享，都可以来拍卖。我们继续看，你们是世上的言，言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写呢？ 又用不过丢在外，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呃，先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不是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循，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意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断不能进天国。好，这一段经文哈很有意思，在耶稣向他的门徒报告了什么是天国的宣法之后，他马上就向他向所有听众、所有的跟随他的人提出提出怎这样的一个要求：你们是世上的盐。 他不是说你们将要做世上的员，你们要做世上的盐。No，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他这个是根据当时呢，他为什么这样比喻呢？我们知道那个马太福音的背景是从那个犹太文化出来的，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当时啊，在这个犹太人呐，他们吃的盐呐，都那个呃井里面挖出来的，或者那个呃那个呃那个矿里面挖出来的。 所以呢，在这这这个呃呃这个盐上，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么精细，那个盐都是很大很大的。那犹太人在吃饭的时候呢，呃，在他的他们的右手拿着菜，左手呢就拿着盐块，然后呢用这个舌头哈，就就就就去呢这样舔，这样舔一下的。那将那那么犹太人当时的时候，家里呢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盐放在那个里 放在厨房里的，不像我们这样炒在炒炒的菜里面。那他们吃饭时候就用自己的盐呢去舔一舔，舔一舔。那到的这个盐味越来越少的时候呢，那原来的石石那个盐块呢就变成石头了。那么就就就就把它扔掉了。啊，所以在这个在这个在这犹这个呃犹太背景的这个传统当中啊，如果呢呃犹太人啊。 背叛了他们的信仰，啊，那么这回过头来，呃，在这个会堂要接纳他们的时候呢，啊，必须躺在会堂的门口，请走进会堂的人呢，用脚踩在他的身上，所以因为这样两这样的个呃团体呢，才能够呢，就是说呃接纳他，好，所以这是犹太人当时的这个传统背景。 那主耶稣就用这两个背景，这两个传统的背景，好像，呃，主耶稣就用这两个传统的背景呢来讲明，这个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这个生命在世界上应该是什么样的啊？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知道盐是可以可以这个制造和睦的哈，呃，是调味的，杀细菌的，啊，是防止罪恶和败坏的因素的。 那么基督如果呢，好也是制造纷争的，也是呢，呃，也是制造纷争哈，也是呢，好，嗯，制造罪恶的，也是呢，嗯，行为败坏的，好，这样的话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分别。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用的仆人，不能够呢受到世界上的人的尊重，反而被世界上的人。 嘲笑，这种人哈也称为是因是是信耶稣的。他口声声说信耶稣，整天祷告很很虔诚。我看他的这个行为哈，我看他的品格，我看那那个呃，并没有跟别人有任何的两样。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没有在主的里面，他们的生命没有跟跟这个主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好，所以主再来的时候呢，也是呢丢到外面被人击杀了。 丢到外面被人践踏了。那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上出来，归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世界上的盐，是世界上的盐，不是做世界上的盐。啊，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自然就流露出来，而不是行为做出来。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这个生命还没有达到那样哈，那没关系，你交托在神的手中。”你说：“主啊，我愿意。” 你说主，我做到了，我也我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做到，可是我愿意，我寄托在主你的手中，你来带领我们。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世上的光，我们的生命，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像盐一样，好，那我们的行为就是世上的光。当人看见基督徒之后，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同情的。 在基督徒身上看见东西，这就是光。哦，这个世界上是残酷的，那个诡诈的。在基督徒那里看到单纯，看到那个信实，看到这个呃，这个呃诚信。哦，这那那你是一个基，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那人家说，哎，这这个都是那个现在做生意哈，都都是搞搞那些东西哈。可是哎，你这个人怎么都没有做这些呢？哎，人家就看到说。 啊，这个人里面有正直，这个品格，啊，是，不是世界上的人所有？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哈，实在呢，是，我我们的生命是被主雕刻过的，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流露出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生命，那个在恶者手下所。 所没有的生命，哦，世界上的人是看不起别人的。好，我们基督徒是谦卑柔和。也又说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陈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陈这里的陈照在山上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基督徒现在展现在世界上的人面前也是没法隐藏的。好，这个成。 也就是我们的教会，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人家说，这个这个团体、这个组织，和世界上所有的组织不一样，和世界上所有的组织不一样。他教会的这个机构、这个这个组织、这个 organization，好像跟其他的俱乐部不一样，好像跟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呃团队不一样。 因为所有世界上的人都会看到，那么看到我们什么？就是看到我们啊，里面有天国的那个样子。好像这些人怎么做的事情和就是有光明在里面，有正直在里面，有良善在里面，有牺牲在里面，有怜悯在里面，有谦卑在里面，有温柔在里面，有清新在里面。哎，这些人怎么不一样？啊，他们是不是所欲？ 这个国家的人，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不隐藏，不不不是放在这个，不放在斗底下，就是要放在这个显著的地位上来照亮四周的人。放在斗底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斗啊是一个。 一个粮器了，是那个时候的人用这个来取粮食的。哦，一斗是多少？好像一斗半斤啊，一斗那个两斤啊。它是一个弄粮食的一个器具。所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好是被生活的问题所遮住的话，会掩盖掩盖住。 这个神亮光亮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所有的生活的问题，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灯台是什么呢？灯台是一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器物，正常的器物。我们这个基督徒是站在属天的高超的地位上，站在正常的合乎体统体统的这个地位上。 来让世界上的人看见这一群人是和别人不同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哈一个人哈一个人他的灵性光景如何，我我灵性光景如如何，我们就可以从他的生活上来看见是不是他在讲台上讲的口若悬河哇，每个人都觉得他是那个，呃呃，哎呀，有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讲道的人讲的那么好哈哇。 这个人那么懂神的话语，讲的那么好，那跟他在一起生活一定是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非常幸福。哎，我常常这样想。那我想之后，我就来看我自己。我就对我自己来说，审判是从神家里开始。我常常会思想这一句话：教导人的更大更要受审判。所以，我越来越注重每一天的生活。虽然现在生活很简单，但是跟我先生在一起。 说人的罪行，好无处不在。一个没有被神对付的生命，一个不愿意放在神手中的生命，不愿意成长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不能够掩盖的。好，很多人那个讲台上讲的很好，可是家里人跟他在一起很累，这不是神所喜欢的。一家的人，教会的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 看见个光。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有交通，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很虔诚、很爱主、很敬畏神，可是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累的话，我们这个生命是要打上一个引号的。也许这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弟兄也是很好的一位弟兄，也是在讲道的。当我跟他这样交通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说。 也许我就是那样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和别人所信的、你、等他们所谓的神是不同的。而且，我们的信仰是在最普通的生活当中完全实践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结婚，你到了结婚的年龄，到一定的年龄结婚，更讲到。” 你在教会里面讲道，嗯，在家烧菜这样的服饰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是信仰，是基督的信仰，而不是说我在教堂里面去讲道，我就是属灵，我就是摆上。哎，我我在教堂里面讲的这个，你好像去那个 temple worship 去拜一拜那个你所拜的那个神，回到家里就完全没事了。我们基督的信仰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如果在教会的里面，好，这个一家人可以是教会的里面照亮一家人。我把教会比作一个大家庭，我们可以是在教会的里面，好，也可以是在家里。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如果说是一个人人都称道的一个讲道的人，一个牧师，可是我们回答里，如果说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存在非常的痛苦的话。 这样的生命实在要再三的前对付，求神怜悯我们。这样是你的生命有问题，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活出你的信仰。我们觉得说家里人没关系啊，可是家庭神最看重的，恰恰是比任何的关系更、跟家人的关系比任何的关系都更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哈，求神帮助我们，我要我们来活出这个活出。 我们信仰，好，让我们就是这个点灯的时候，不是说我众人不要给人看见，哎，我很熟练，好，而是呢要给所有的人看见，说我的生命是耶稣那里来的生命。耶稣就说：“您当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我们的光照在众人的面前，照在整个社会的面前，人家就看出这些人跟人不一样哦，他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那天国的子民就天上的父亲，他们是属于天天上的那个父亲。我们的生命就彰显出神的荣耀，就把一切的荣耀都。 归给了神，哪怕是不信的人，哎呀，他信耶稣的了，你不知道啊？哎呀，你你还奇怪呢，说他这个人怎么跟人家一样？哎呀，这这么这么呃单纯啊，这么爱爱爱呃善呃这个嗯呃呃呃呃呃坚持坚持那个原则，你不知道他是信耶稣的？哎，这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的主在这把你们的光和你们的好行为。 当做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人光照了，人家才可以看见你的好行为。如果人那个光不照的话，人家也看到你的好行为。那么，人的光光的照出呢，就是神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而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好行为必须是从生命里面来的，也就是说，是这个生命是自然活出来的。让世界上的人很拼命的在做事，不需要是。 自然的，你就好，好这个好行为，就是就就活出来了，很很很不辛，不是不不不辛苦的。那世界上的人，所以不认识人，好，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来彰显的荣耀。那有的时候呢，好，可能是我们传福音了没有传清楚。可是你关心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在主的里面逐渐的成熟之后，哈，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耶稣他来，他说：“我来的不是废掉律法，好乃是呢，不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就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我来要要什么，就是要要废这个。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说：“你不不要以为我是。” 我是不要想，我是来废掉这个律法和先知，反而来争取律法。这个律法和先知，我们这这这呃呃呃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的。 律法和先知代表的是旧约，也就是说旧约当中，好旧约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嗯遗文，所有道德的伦理，所有的这个呃这个遗文条例，啊，这个是律律法和先知的话的两个重要方面哈。我想大家已对这一点已经是很清楚了，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主要是那个嗯律法和先知的话，先知。 呃，这个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启示，那这两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这个嗯，认识神和敬这个认识我们的上帝。然后呢，就是各种的敬畏，呃，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的道德伦理礼礼文礼礼文呃仪文条例，这个是先呃律法和先的话的两个重要方面。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的，我一点都一丝一毫都。 不会违背旧约上所讲的道德伦理。另一个方面，他自己就是遗文调条例所预表的实体。为什么？他把所有的这话活出来了嘛？话变成了生命嘛？这就是道成肉身嘛？好，他是他他自己完全就是活出来了。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是两。” 什么意思？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实践和应旧约律律法的要求，旧约先知的预言在那个这呃耶稣的身上完全实现了。我们读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常常看见说这是要应验，这是要应验，是要应验，对不对？第二个成全就是要他完全，不单单呢，啊，在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啊，那个律法和先知的话，他们不过是器具和一个预表。 而现在耶稣来了，用把他整整个的活出来，也就是说，主来成全旧约当中的律法和先知先知的话，好说丰满那个是整个的律法的总和，就是他整个人把他活出来，就是，就就就把他活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现在哈有圣灵同住，不再是遵守旧约的律法，在恩典之下，可是呢。 好，我们的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底里面的，就是这个律法以前的时候都是用字句，现在把它神耶稣把它活出来，然后圣灵赐给我们之后，就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今天神已经把全被这个世人自由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也就是说，耶稣自己活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就是遵循他的话，因为他既然已经成把这个旧约活出来了，然后他活出来，他这个生命又到我们里面，我们自己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就要这个就要活出来了。但是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律法一点一一话也能过去，都会要成全的，都会要成全的。” 弟兄姐妹，实在我们向到我们的信仰哈，实在是思想我们信心我们很恩。因为一方面主耶稣已经成全这个律法，第二方面把这个律法刻在我们心里，好怎么样的事情是好事，怎么样事情是坏事，刻在我们里面，而且他自己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让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活出来啊！只要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遵循了上帝所有的道德规范，我们就有能力，我们渴望去遵循。 也许我们生命小的时候，我们还不能遵循，常常跌倒。好，一个 baby 是常常会跌倒。但是，哈，呃，哎，慢慢慢慢成长之后，就就能够呢，活活出个这个上帝要规定我们的，呃，规定要我们遵循话语。耶稣接着又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这个诫命是什么？这个诫命不是指。 旧约当中的这个诫命，也就是说，我我以我不是为了来废掉律法，而是要来成全。那么，就是说我我要来成我成全的这个律法当中，任何最小的一条，无人能废掉这律法当这个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才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信靠他的人不要小看他。 主耶稣给我们的诫命，主耶稣给我们诫命是最完美的一个诫命，最最最完美的一个诫命。人类天国里的大小，不像我们世界上的人说有权有势、有权有势有地位，而是什么呢？而是取决我们对主的话的真实因为这个， <coughs> 我们要在天国里认为最大，弟兄姐妹要小心，这个大小并不是我们。 按照我们受我们的文化背景所影响的阶级，好像你将来在天国里面你比我大，我就低低于你，你高你高低于我，不是没有这个阶级的概念，要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呃受这个文化背受这个话影响的这个背景把要把它这去掉。而是呢，好我们在天国里面怎样的大是是神所要赐赐福的这个大小。 我们如果要在天国的里面，因为这个圣经它是用人的话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上帝没有办法用他没有呃呃人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这个呃心意，上帝只好用人的话表达出来。那我们如果说在天国的里面要成为最大的，我们就是必须要重视主所说的每一句话。 也要呢，不但自己遵行，也要别，也要教训别人去遵行。如果说有人任何人要像要废掉耶稣所讲的话，好，那如果说呃任何人要想废掉耶稣所讲的话，那他是在天国里是最小的，是最小的。所以很有意思，这段话哈实在很值得值得我们去思想。 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顺服天国律法的权柄是在于呢，遵守天国律法的要求有多少？就是说，你你身上能够呃天国的这个律法遵循出来、行出来的话呢，在天国里你就越大。可是任何人如果想要废掉废掉这个神的律法，要不但自己这样做，哈，也要别人这样做，这样的人是天国里是最小的。 然后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好，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我们讲过了，是当时这个犹太人当中就呃圣经的老师，他们他们是立法家了，他们对这个他们对这个嗯嗯呃这个呃圣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因为他们是教导圣经的嘛。然后他们的这个义，他说你们若不生从和法利赛人义，他们的这个义是立法上的义，所以说。 我们即使是严格遵循旧约律法当中的每一条，得的呢，也不过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而不是呢进入天国的那个义。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只有耶稣活出来的那个义，才是呢神所看重的那个意，那基督徒的这个意不是。 不是自己去像那个文字法律赛人一样懂很多事情去遵守犹太人一条一条条犹太人到现在都还在遵守的礼拜天不要去开门礼拜六不要去开门，那这些我们基督徒还是不是要这样做那样做，而是凭着神的生命律在做主耶稣活的那个生命的律法。 以主耶稣已经活出来了，我们把他生命接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出来啊！这样的律法是远远胜过和法利赛人的义的。啊，天国的天，天国的这个呃，天国的这个呃呃这个义啊，原则不是说不讲义，而是呢更高的要求，不是说你做到这个做到这个做到这个就好了，是呢，我能够把神的生命啊，把它这个活出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再三的强调是。 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呢，呃，外面行为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今天呢，所要达到的这个进入天国的意义，不是在遵循律法上的字句，而是生命活出基督的律法，活出基督的律法。我们得救啊，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了。可是我们。 诚信、诚意，就是要极力的追去追求，这个生命要不断的追求，在天国的里面彰显神的荣耀出来。而有的人在临死之前啊悔改了，这些人也是得救的。可是他在天国里面到底啊，在神的赏赐的里面，在成里面到底有多少？跟一个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操练。 不断的成长的人，那是完全不同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小姐妹，你来上来为我们祷告嘛。然后下面一个小时，我们再来交通和分享。